四念住第四天的课程结束了，第四天过去了，我们读诵的是《大念住经》，我们想要了解这部经典和修行之间的关联，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现在我们仍然在生念住的范围内，四个范围是生念住、受念住、心念住。 及法念住，一开始可以先把重点放在这四个念住的其中一个念住，但当我们开始深入之后，这四个念住是无法分开的，而即使只是在生念住的部分，也都有不少的段落，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开始修。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一定会达到一个重要的阶段。不管你是修身念住，把全部或大部分重点都放在身体上，还是放在受念住、心念住或法念住上，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你必须到达这个重要的阶段，也就是当你开始体验到。 萨姆达雅，塔摩那巴西毗哈达帝，巴雅塔摩那巴西毗哈拉蒂不断的升起，不断的灭去。接着你必须到达这个阶段，萨姆达雅巴雅塔摩那巴西毗哈拉蒂，观察即生即灭的现象。同样的，你必须经过阿加达汉。 把 h i t 内部和外部的阶段，接着是内外同时，这是 p u n 消融的阶段。这个时候一切都消融了，你感觉整个身体只是一团快速生灭的维系震动，没有实质可言。你再进一步深入，清楚的了解到，哦，这是身体到达这个阶段。 就只是身体，或者这是感受，就只是感受，感觉到感受。哦，这是心，就只是心，以及这是法，就只是法。你不再错误的认同自我，因为并没有我，没有我的，没有我自己。你在深入，深入，不断的。 深入，到达只有觉知的阶段，巴迪萨迪玛达呀，只有了知，亚那玛达呀，只有觉照，如此而已。既不做任何价值评断，也不升起任何习性反应，就只是觉知。你只是觉知而已，只有了知。 了之不断的生灭，生灭如此而已。你越来越能够保持这种只有觉知的能力，就会有越来越多根深蒂固的习性反应浮现到表面。当然，即使是在较早的阶段，只要是你对感受保持平等心，习性反应也是一直在浮现出来。 Vinaya i Loke p 比能呀，罗给阿比迦 s 摩 n 僧，你摆脱的贪，摆脱的嗔，当下的这一刻，这也意味着这个时候你没有产生新的习性反应。对于这一点，佛陀在他另一部经典当中说道：“subgamajhasabikulo，修行者不再产生任何的造作。” 不再有习性反应，不再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业障。三不，com jha sabhikuno，dhunma nas puri kathangrajan。Puri 的意思是过去的、旧的，kathang 是所造的、累积的，rajan 是不尽烦恼，所有过去累积的不尽烦恼。 都从心里面清理出来，这就像是有人在梳理棉花，把棉花里面所有纠缠在一起的结都加以清除，棉花里面的泥土都被清出来，每根纤维都分开来。tunamana s 把烦恼从心里面梳理出来，也是同样的道理。梳理棉花的人，我们用印度话来说，称作。 图尼亚，他所做的梳理棉花的工作，就叫做图纳曼纳，把里面的不净杂质经由这个梳理过程清除干净。当你在这条路上越来越深入，觉知和平等心越来越稳固，并且能将它们一次维持越来越久的时间，然后。 很深的不净烦恼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只有在达到胖的消融的阶段之后，很深的不净烦恼才会浮现出来。但这种消融必须具足平等心，否则深藏的不净烦恼不会浮现出来。你必须停止在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业障。 这样，旧的习性反应才会浮现到表面。如果你继续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业障，那么旧有的习性反应就没有浮现出来的机会。你只是不断的在累积造业，所以呢，这整个方法就是要停止再造作新的习性反应，这样旧的习性反应就会自动的浮现到表面来。 如果你继续保持平等心，那么一层接一层习性反应的业障都会剥除掉。自然的法则对我们很慈悲，法对我们很慈悲。一开始，这些不尽烦恼会浮现出来，这些过去习性反应的业障会浮现出来。这些业障就是造成我们会出生于恶道、受尽苦楚的原因。 这些粗重的业障会先浮现出来，并且被根除，一层接着一层，一片接着一片。你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不断的保持觉知和平等心，这些习性反应的业障浮现到表面，然后灭去。 不这些习性反应的业障消除的越多，你就越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当所有这些造成你堕落恶道的深层习性反应的业障全部都浮现出来并且灭去时，这时候你的心就已经成熟。 达到平等不动，这时候，你就可以超越身心的范畴，在几个刹那、几秒钟或几分钟的时间内，第一次见到涅盘，这是超越身心的究竟实相。之后，你会再回到这个身心的世界来，但整个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生命当中所有跟恶道频率相应的习性反应的业障，都已经根除去尽了，而产生这些业障的行为模式也彻底改变了。你不再会有这样的行为，因此你现在不会再造作任何会使你将来堕落恶道的业障。这样的人，就称为种性者。 Gotra b 部，从 Gotra b 部种姓者就可以证到须陀洹国 s o d a Bana。Gotra b 部种姓者是什么呢？你的种姓改变了，阶位改变了。一开始你是凡夫 a n a r i o 一旦你体验到涅槃的境界，你就成了圣者 a r i o 后来。 从 a r i a 这个字，而有了 a r i a n 雅利安这个种族的称呼。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这个用语和这个或那个种族都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 a r i a n 当一个非 a r i a n 变成了 a r i a n 这是指一个人从凡夫变成了圣者。s o d a b a n a 这个字当中的 “soda” 是河流的意思。你落入了这条河流当中，而这条河流将会带你到达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你得到完全的解脱。你可能还要出生一次，或者在这一辈子就得到完全的解脱。 你可能还要出生两次，或者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最多七次，不会超过七次。你一定会成为阿罗汉，完全的解脱。正到须陀环这个果位的人，还是以同样的方式修行，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阿比奴萨提 阿塔比，sampajanu satima sampajanjang sampajanjanga nirucchati。接着更深一层习性反应的业障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它们浮现出来并且灭去。Upajjettwa nirucchati，Upajjettwa nirucchati。它们浮现出来然后灭去，浮现出来然后。 灭去之后，当你再一次的体验到涅盘境界，这是更深的涅盘境界。当你从涅盘中出来，你又回到身心的世界，回到了生灭的世界，但你已经不一样了。从索达班纳预留国，你正入了萨格达嘎密斯陀王国一代国。 这意味着你只会在这个欲界再出生一次。你可能在这一辈子就得到完全解脱，或者只要再投生一次，你证得了一来果，体证过这个更深的涅槃境界之后，当你再回到身心的感官世界时，你同样的方式继续修行。 精勤觉知，事事彻知无常。阿达比三巴加诺萨蒂玛，阿达比三巴加诺萨蒂玛，并开始根除更进一步的、更维系的不尽烦恼，根除这些会造成我们生生世世痛苦的不尽烦恼。生死的轮回仍然存在，你还是不断的保持平等心。 平等心，去观察这些不尽烦恼。现在你正入的涅盘更深了，这时你就正得了阿那嘎命阿那含果不还果。这个不还的果位，意味着你会在这一辈子就证得阿罗汉的最终果位，或者你只会再出生一次，但并不是出生在这个欲界。 你会出生在很高的梵天的天界中，在那里证得阿罗汉，获得解脱。这个到达不还果位、证入不还果位的人，还会再回到这一期生命身心世界中，他再一次继续修行，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阿达比三巴迦罗萨帝嘛，阿达比三巴迦罗萨帝嘛，根除更为细。 更维系、更维系的业障根除，还会使人出生一次最维系习性反应的业障，最后不再有任何会使人出生受苦的业障。这时他所证的涅盘境界，就是阿罗汉完全解脱的果位。从凡夫到阿罗汉的完全解脱，可能在这一辈子就达到，也可能在未来世中达到。 但修行方式都是一样的。阿达比三班加诺萨蒂玛，阿达比三班加诺萨蒂玛，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萨蒂玛是觉知，是直接的体验；三班加诺是实时彻知无常，是观察感受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智慧。 直接体验是指直接体验到感受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这指的虽然是身体的感受，但心也是有关联的，因为身体它本身是无法感觉到感受的，心才能感觉得到感受。所以呢，这当中是有心在作用的，但感受必定是在身体上。 佛陀对这个情况做了一番很好的描述。他以天空作为比喻，就像天空中升起各种不同的风，这些风升起然后灭去，它们升起然后灭去。暖风、冷风、狂风、微风、充满灰尘的风、清静的风，各种不同的风升起然后灭去。他又说，同样的。 身体上不同的感受也不断的升起，然后灭去。它们在身上升起，然后灭去，在身体上。我们继续不断的观察它们，观察这些身体上的感受升起、灭去、升起、灭去。 三不净，两个内忍决的修行者精进的修行。三不净，两个内忍决的，这是整个修行方法的要点所在。你不能忘失时时彻知无常，你必须日夜都保持时时彻知无常。也多苏比库阿达比，三不净，两个内忍决的。 这样的人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体验的整个身体感受的范围。当你在对峙很粗重的习性反应的业障时，是感受；当你在对峙比较维系、更维系、更维系的业障时，也是感受。 各种的感受，粗重的、微细的、乐受、苦受，各种不同的感受。之后，你超越了感受的范畴。一个人体验了感受的全部范畴。 一个人从所有的阿萨瓦、所有的不净烦恼当中解脱出来，因为一个人经由不断的保持时时彻彻无常，探究了整个受的范围。Sapeda 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正法中，而当 Gaya Sapeda。 当他死的时候，由于他对感受的了解已经到了圆满的地步，这个人在死后不会再回到感受的世界。这个人完全解脱的。对于解脱而言，这是一条完整的道路。三八怎样时时彻着无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阿达比三巴迦诺萨蒂玛精勤觉知时是彻知无常。如果一个人只是阿达比精进，非常非常努力的修行，但并没有正确的修行，那么只是精进用功是没有帮助的。一个人可以萨蒂玛保持觉知，像马戏团的女孩那样，时时保持觉知，对她两脚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觉知，但这样。 并不能解脱，精进、觉知，这两者必须加上时时彻知无常，三班加诺，必须经验到这些感受的生灭、生灭，以具足平等心的智慧了知不断生灭的现象，这样才能让人解脱。因此要把这一点谨记在心。我们现在继续下去。 你可以从观身念住这个部分的任何一个章节入手，每一个章节本身都是完整的。你从任何一段开始修行，不断的修行，你会到达 samudaya vayatama nu pasi viharadi a c a a bahita，同时观察内部、外部的阶段，而你保持着平等心态、觉知，只有智慧，只有觉知。 以这个平等心，你超越了整个身心的范畴，所以在每一个章节当中，最后的几句话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引导你到达最终的目标。我们从观呼吸这一节开始，我们以观呼吸的方法用功，观察气息的进出。接着，我们转换到观受念住，观察身体的感受。 当然，在每一个章节当中，只要我们保持时时彻置无常，就会到达这个阶段。你一开始是以坐的姿势修行，只是坐着用功。然而，下一个章节也很重要，因为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坐着，你有时必须站起来，有时必须躺下，有时必须走路。所以，对于这四种。 姿势都必须不断的保持，时时彻彻无常。萨姆达雅他摩瓦耶他摩，萨姆达雅他摩瓦耶他摩，阿达比三巴加努萨蒂玛。四种姿势都必须如此。接着是第三个段落，对于你身体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不断的保持，时时彻彻无常。不只是行、住、坐、卧的各种姿势。 就连吃东西、喝水、说话或保持沉默，都必须时时彻知无常。在你做的每一件事、你的每一个动作，也就是说，二十四小时接连不断，都要时时彻知无常。三不怎样，三不怎样。所以，不管你做什么、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这三者都要同时存在，因为。 这三者和身体的活动息息相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要按照经文当中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去修。下一个章节是思维不净。我们看第十段经文，有比丘们，比丘仔细思考着身体，自脚底而上。 自头发而下，皮肤所覆盖的都是充满种种不净。他这么想，在这身体中有头发、肤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髓、肾、心、肝脏、热末、脾脏、肺、肠、肠末、胃脏、粪便、胆汁、痰浓、血汗、脂肪、眼泪。 淋巴、口水、鼻涕、滑液、尿水。a r t i c u l a 是不净的意思。Manasigara 是思维、思考的意思。佛陀所教导的整个道路，完全没有任何的想象，或者是推理或思维，这样并无法带人走向最终目标。一个人必须体验到实相。 但有些人的心十分的迟钝，有些人的心非常散乱，你无法要求这些人直接从观察呼吸开始，他们无法感觉到感受，并对感受培养平等心。这些人多半是对身体的感官娱乐，对于性欲的快乐有很强烈的执着。为了使这些人的心性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所以，让他们从这些技巧入手。对那些执着于肉体表象之美的人，对肉体外在的美感沉迷的人而言，就要他们像这样开始修行。要如何开始呢？在这里，mana sigara。 这个人只是开始在思考，他还感觉不到感受，这没关系。像这样粗钝的人，一开始必须用想的，而至少让他有正确的思考。人对身体有这么大的执着，男人的身体或女人的身体，这个人的身体或那个人的身体，这么大的执着，而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想想看，这身体是什么？巴 自脚底而上，阿多给什么达噶，自头发而下，这就是说整个身体的结构，达为皮肤所覆盖的整个身体，不能能是整个结构，以不同的方式。 你以为这个身体非常漂亮？现在就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漂亮的，到底漂亮在哪里？它整个是丑陋到了极点。只要去想一想，试着去了解一下。虽然你还无法惊艳到这些真实的不净，但至少开始思考一下：身体是什么呢？ 在这所谓的身体，这整个身体有 केशा लोम नख दंत तचो मनसंग नहारु अत्थे अत्थे मिंजंग वक्कं हृदयं यकनं किलोमकं पिहकं पप्फासं अंतं अंतगुणं उदरियं करीसं पित्तं सेम्मं 身体有哪些部位呢？头上的头发，身上的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头、骨髓、肾、心、肝脏、热末、脾脏、肺。 肠、肠末、肺脏、粪便、胆汁、痰浓、血汗、脂肪、眼泪、淋巴、口水、鼻涕、滑液、尿水，这就是身体，这就是身体所包含的。你要以这种方式思维，对无法了解正法、无法修行正法的人来说，思维是有必要的。很好，那就开始想吧。这身体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开始想，开始思维，不断的思维，并对身体发展出不敬而厌离的态度，这样子心才会变得稍微平衡一些。接着你又能够继续修行了，从观呼吸开始，或是直接从观察感受开始，再度观察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不断的升起灭去，你步上了正道。 但这只是起步。你一旦步上正道，到了更高的阶段，就很容易可以看清楚身体是什么。你不需要在身体上开刀动手术去看血啊、肉啊，这个那个。你发展出了天眼，可以把身体每个粒子看得清清楚楚，仿佛放亮了眼睛去看。不过，这是很后来的阶段。 接着，第十一段经文就好像有一只两个口的粮食袋，里面装满各种的豆谷，诸如稻米、糙米、绿豆、豌豆、芝麻、白米，而且就如同有位能分辨这些豆谷的人，当他打开这只袋子时，他可以看到里面所装的东西，告诉人说这是稻米，这是糙米，这是绿豆。 这是豌豆，这是芝麻，这是白米。佛陀以这样的譬喻来解释。好比有一种麻袋，开了两个口的麻袋，一个口封起来，另一个口开着，麻袋里面装满了各种的谷物，像是。 萨利囊、维希囊、木嘎囊、玛萨囊、提拉囊、坦杜拉囊，装满了稻米、糙米、绿豆、豌豆、芝麻、白米。一个人放亮的眼睛，有着很好的眼力，可以看到这是稻米，这是糙米，这是绿豆等等。不管是什么，他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比丘仔细思考着身体，自脚底而上，自头发而下，皮肤所覆盖的都是充满种种不净。他这么想，在这身体中有头发、肤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髓、肾、心、肝脏、热末、脾脏、肺、肠、肠末、胃脏、粪便、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淋巴、口水、鼻涕。 华裔尿水。同样的，一个人到达这么高的修行阶段，将会看到身体里面是什么？在这个皮肤所覆盖的身体里。 他观察，他直接看到这一切。在身体当中有头发、肤毛等等。接着第十二 B 这段经文，于是他就身体内部观察身体，就身体外部观察身体，同时就身体内部、外部观察身体。因此。 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身体修成的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 एवं भिखो भिक्खवे भिक्षु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但在这之前，他经过同样的过程。इति अज्जत्तंग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बहिद्धा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अज्जत्त बहिद्धा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内部、外部、内外同时，还有

他可能从比较粗钝的阶段开始，或是从比较细微的阶段开始。而当阿提一个人到达了哦，这是身体，就只是身体的阶段。阿提哇，就提从实相建立起觉知，而清楚了知这只是身体。 一个人不再执着于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身心的世界。这个人达到了超越身心的阶段，超越了执着。这个人摆脱的所有的执着，达到了完全解脱的阶段。下一节，达多摩那悉卡波崩。 思维四大也是一样的。现在看第十三段经文。有比丘们，比丘仔细思考着身体，不论置身何处或何种姿势，以身体组成要素的特性，他这么想：在此身中有地大、水大、火大及风大。 再一次的，这一类的人也是必须先从思维入手的。他开始思维着他的身体，这身体当中有什么呢？阿提伊摩斯明盖，帕他维达图，阿波达图，提 jo 达图，瓦 yo 达图，帕他维达图。 是地大，阿波塔度是水大，贝州塔度是火大，瓦尤塔度是风大。一开始他只是在想，在思维这件事，身体到底是什么呢？身体有固体的部分，像是骨头、肌肉等等。哦，这是地大，有固体的部分，这是地大。 有液体的部分，这是水大，像血液、尿液等等。身体中还有气体，风大；身体中还有温度，火大。一个人像这样，开始在理智的层面上来了解他。他现在正在思维，他运用他的理智，一直想着这件事。怎么想呢？我们看第十四 a 这段经文，比丘们。 这就像技术纯熟的屠夫，或屠夫的学徒，杀了一条牛，并将它分解成块后，他们坐在十字路口。比丘们，相同的比丘仔细思考着身体，不论置身何处或何种姿势，以身体的组成要素，他这么想：在此身中有地大、水大、火大及风大。 达库古伽达库瓦古伽达甘特伊瓦西瓦嘎 ving bodhitwa chatu mahapate b i l a s b h i j i t w a nisino as。好比一个技术纯熟的屠夫或屠夫的学徒，宰杀一只动物，像是一头牛，然后把这头肢解过的牛只的身体带到市场上去卖。 这头牛的身体有骨有肉等等各种不同的部分，这里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这些不同的东西。而现在四大当中的哪一种叫做牛呢？由于世俗习惯上的需要，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称之为牛。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四大，除了四大没有别的。 所以，由于世俗习惯的需要，我们叫它“我的身体”。像这样，在知识层面上了解这件事，什么叫我的身体呢？它除了固体、液体、气体和体温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还有什么别的呢？思维，思维。这样的思维让心稍微平衡一些。 一个对身体这么执着的人，一个对性欲的快乐和肉体愉悦这么沉迷的人，如何使这个人回光返照呢？至少要让心性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基于这个理由，manasigara b 你运用你的心，运用你的理智，运用你的思维，但如果只有这样， 是无法带你到达最终目标的。接着，你必须经过同样的步骤，同样的阶段。 一个人必须经过所有这些阶段之后，他到达这个阶段，他清楚觉知。一个人必须经过所有这些阶段之后，他到达这个阶段，他清楚觉知。 哦，这是身，这是身体。我对这个身体有多么执着啊！事实上，这只是身体。一个人摆脱了对这个身体所有的执着。 这个人必须经过这些相同的各个阶段，才能到达最终目标。再来是观木园九相。那维先看十五 A 这一段经文。有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这尸体已死一日。 二日或三日，变成肿胀、淤黑且溃烂。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你一定碰到过这种人，甚至到现在也有这种人。他们连正确思维都无法做到。正确的思维又叫做如理作意。 有你 s i 拉 a r a 你至少必须要有正确的思维。如果思维是如此偏差的话，怎么能正确的修内观呢？所以要把思维带回到正确的路上。有的人无法把念头拉回来做正确的思维，这样的人就给他一个更粗钝的入手之处。 一个对这个身体这么执着的人，就要他到坟场去。在印度，过去有三种坟场：一种是火葬场，一种是土葬场，第三种坟场则只是在露天曝尸，让各种鸟兽来啃食尸体。现在。 就把这个人带到这种曝尸的地方，就在那里要他睁大眼睛去看。你本来应该向内修行，但这个时候没办法向内修行，好吧？你就从向外观察开始做。为了摆脱对身体的沉迷，你首先从向外观察开始。 你在这个破势的地方开始修行，如何修行呢？不能叫谁也不谁也，卡也彻底一具尸体，一具被丢到这个坟场的死尸，你开始看着他。一卡哈嘛当哇。 对，哈嘛，等巴。也许死了一天，也许死了两天，对，哈嘛，等。也许死了三天，udhuma takaṅ v i n i l 已经变得不成人形，肿胀、淤黑、溃烂。看到这个情景，你就要再度开始。 思维。哦，我的身体有朝一日也会变成这样。这个身体，我这么执着的身体，每个身体都一样。这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因此这个身体也会变成这样。 为了达到这样的了解，你必须以这种粗钝的方式入手，去看死了一天、死了两天、死了三天的尸体腐烂的情形。看到尸体之后，你升起恶心不敬的感觉，你了解到你自己的身体有一天也会如此，每一个人也都一样。你的心变得稍微平衡一些，然后。 你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修行，你必须经过这些同样的阶段。अज्झत्तङ्गवा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बहिद्धावा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अज्झत्त बहिद्धावा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समुदय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वै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समुदय वै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कायस्मिन् विहरति 还有同样的最后阶段。一个人超越了所有的执着，即使最初是以不同的方式开始。 但你还是必须在同样的道路上经过同样的各个阶段。接着，经文第十六 A 这一段，有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这尸体被乌鸦、秃鹰、猎鹰、苍鹭所啄食，或被野狗、老虎、豹、狐狼所咬，或被其他种种生物所食食。 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你被带到一处坟场。你观察，你观察着坟场里躺着的死尸。 काके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कुलले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गिज्झे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कंके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सुनखे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व्यज्ञे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दीपी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सिंगाले हिवा खज्जमान विविधे हिवा पानक जाते ही खज्जमान 你在那里看到尸体被乌鸦 被鹰救，被秃鹰，被野犬，被豺狼，或是被各种虫所啃食。再一次，你了解到我的身体也有相同的本质，到头来都会死亡。人们会把这个身体丢到这种坟场，而结果就是这样：所有的野兽、鸟类和各种虫都会来啃食。现在，你的心到了可以正确修行内观的程度。 你像这样前进，到达超越一切执着的阶段。再下来是第十七 a、十八 a、十九 a、二十 a 这四段经文。有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 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只剩下骸骨，附着在骨上的一些血肉及连接骨骸的金腱。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有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只剩下没有皮肉，只有一块块血迹的骸骨。 和连接骨骸的金剑。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又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只剩血肉不存的骸骨及连接骨骸的金剑，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 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有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只剩一堆骨节肢解的骨头四散各处，这是手骨，那里是脚骨，这儿有踝骨，那里有膝骨，这里有大腿骨，那里有骨盆骨，这是脊椎骨，那是肩胛骨，又有肩骨、颈骨、下颚骨、牙齿及头盖骨。 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你被带到丢弃尸体的坟场，看到一具尸体。里 समंसलोहितं नारू संबंधं अठिक संखलिकं निमंसलोहितमखितं नारू संबंधं अठिक संखलिकं अपगत मनसलोहितं नारू संबंधं अठिकानि अपगत संबंधानि दिशा विदिशा विक्षिप्तानि अन्येन हत्तठिकं अन्येन पादठिकं अन्येन गोम्फट्ठिकं गोम्फक्क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जङ्ग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उरु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कटि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फासुक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पिट्ठि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खन्द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गीव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हनुक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दन्तट्ठिकं अन्येन शीसकटाहं你看到一具尸体，只剩下骸骨。 附着在骨上的一些血肉及连接骨骸的筋腱。你把这具尸体想成是自己的身体，说：“哦，我的身体也是会变成这个样子。”又看到只剩下没有皮肉，只有一块块血迹的骸骨和连接骨骸的筋腱。又看到只剩血肉不存的骸骨及连接骨骸的筋腱。又看到肢解的骨头四散各处。 哦，我的身体也是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身体。身体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这样你的心会到达比较平衡的阶段。你现在可以修内观了。接下来你必须经过同样的各个阶段。接着是二十一 a、二十二 a、二十三 a 这几段经文。有比丘们。 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只剩下一堆泛白如海螺壳的骨头，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有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经过鲶鱼堆积成堆的骨头。 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又比丘们，当比丘在墓园里看到一具被丢弃的尸体，骨头腐蚀成粉，他对自己的身体这么想，确实如此。我的身体也是这种性质，也将变成如此，而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 同样的，你去到那里，并且看到这些骸骨，经过很久的时间，已经干透了，骨头泛白。阿提卡尼、punjaketani、teeruvasikani。

要能这样去想，你必须先从观察开始，亲眼看到东西，不然的话，你的心无法变得较为平衡，而达到足以修内观的状态。要修内观，要观察实相，要在经验层次上观察实相的真实特性，这是很精细的一个工作。过着非常粗糙生活的人，一直过得粗枝大叶。 总是跟粗重的不尽烦恼纠缠不清，这样的人是办不到的。要在经验层次上观察实相，从非常粗重、粗重的实相，一直到维系非常维系的实相，并超越身心的整个范畴，这件事情对这种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连起步都很难，所以这样特殊的情况。 以前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带到坟场去，当他们一直看着身体演变到后来的模样，就会不断的思维，我的身体也会是同样的结局，每个人的身体都会是同样的结局。至少在理智的层次上，你开始从对身体的执着当中摆脱出来，开始了解每个身体最后的结局，到达心较为平衡的阶段。 而接着开始修行。一个人开始修内观的时候，必须经过同样的各个阶段。巴提达瓦卡耶卡亚努波西比哈特，阿杰塔巴提达瓦卡耶卡亚努波西比哈特，萨慕代达曼努波西瓦卡伊斯明比哈特，巴提达曼努波西瓦卡伊斯明比哈特。 对于实相的觉知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不再依赖任何东西。 不再执着任何东西，到达完全解脱的阶段。由于每一个章节的出发点都有所不同，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修行者必须将每一个章节的内容都修过。不过，第二个章节和第三个章节却例外。 每个人都应该照着去做，因为第二个章节是观察身体的每一个姿势，行、住、坐、卧四种姿势，你当然必须对每一种姿势保持用功。而在第三个章节当中，不管在做什么事，沐浴、洗涤、吃饭等等，不管你身体在做什么。 都保持时时彻置无常，三不怎样，三不怎样。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但并不是说我们都必须去修每一个章节前面开始的部分。然而，每一个章节的后半段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达到可以经验到感受升起的阶段，因为要有感受，你才能感觉到身心的升起。 了解到身心的灭去，而连接身心两者所呈现的就是感受，个别的感觉到感受的升起和灭去。接着是生灭生灭，感受一升起就即刻灭去，快速的生灭生灭。萨姆达雅瓦雅他玛，萨姆达雅瓦雅他玛。内部外部，你整个身心的结构到处都只是快速的升起灭去。 升起、灭去，而你只是去观察它。你不断的发展这两种能力：一种是 sati 觉知，一种是 s a m a 怎样实时彻知无常，就是清楚了知无常，并保持平等心。然而，即使对无常并没有清楚的了知，也可以有平等心的存在。你可以一直告诉自己：“哦，不行。” 我不应该起反应，我不应该起反应，我不应该起反应。当你这样一直告诫自己，心会变得越来越平静。你觉得自己逐渐摆脱了反应的旧习气。你看，我现在不起反应了，我现在不起反应了。你当然是不起反应，但你只是在心的表层不起反应。有许多人发展出这种平等心的能力。 当他们面对到人生的利、衰、毁、欲、争、疾苦、乐种种的起伏变化时，可以看到他们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可以保持心的平衡。但在内心深处，心的深层还是一直在起反应，因为他们培养出的这种平等心，只是在心的表面层次而已，而更深层次的心。 都还一直对身体的感受保持接触，而不断的升级习性反应。因此，除非我们从身体的感受着手，对身体的感受培养平等心，否则我们将无法深入心的深层，因为少了三不怎样时时彻知无常。如果没有三不怎样时时彻知无常，就无法根除深层的不净烦恼。 你不尽烦恼的根、业障的根将无法铲除，你旧有的行为模式的根将无法铲除，所以我们才要这么重视感受。这是佛陀所觉悟的。佛陀在世的时候，甚至是佛陀之前和佛陀之后，印度有不少的教派和老师都教导说。 你如果要获得解脱，你就必须从贪和嗔当中解脱出来。要解脱贪和嗔，并不是佛陀首创的教导，它是一个过去的传统教导，而且流传至今。但是，所有这些老师的教导和弟子们的修炼，都只是想摆脱掉攀缘外境的贪与嗔。 要人们不对所看到的东西起贪起嗔，不对所听到、闻到、尝到、接触到或想到的东西起贪心和嗔心，不应该对这些沉静起任何的贪心。很好，这是对的，这没有什么错。那么佛陀所发现的又有什么特别的呢？萨拉亚灯。 六处是指这六根，而六尘也叫做六触萨拉亚等，六尘是六根的所缘。我们应该在六触萨拉亚等的层面上不起贪嗔的反应，而佛陀所发现的还比这更深入一层，他发现反应的升起不只是在萨拉亚等六根六尘的层面上而已。 六根必定会和六尘接触，接着是。接触后，身体上会升起感受，接着是。你的贪或嗔，只有在这个感受升起后才会升起。 缺少的就是这个环节。别人虽然没有错，但他们只是在玩知识的游戏，无法带你更深入。在六成和你对六成的反应之间，缺少了一个环节。这个缺口过去就在，现在也在，一直都在。这个缺口就是感受，是身体上的感受。 如果缺少了这个环节，那你就只是在修正心的表层，你无法进入心的深处。心的最深层次是不断的感觉到感受的，不管你六根接触到什么东西，你的心某一部分的作用就会对它下评断，好的，不好的，接着你就感觉到一个感受，苦受或是乐受，然后。 你就开始起贪或嗔的反应，这是佛陀觉悟的真理，这是他经由切身体验所发现的，这也是他所一直在教导的。你必须从这些感受下手，在感受的观察上培养平等心，之后你就会从你的痛苦、你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 因为从心的最深层次摆脱掉错误的行为模式，而这就是你们开始在修行的。你们从观呼吸开始，为的是可以很容易的体验到感受，接着就要保持时时彻知无常。你从感受当中了解到生灭生灭，而你也发展了平等心。 现在这个平等心，不只是对色声香味触法的平等心，而是对你所感觉到的感受，苦受、乐受，或是不苦不乐受的平等心。你了解到所有的感受都有同样的特性，不断的生灭生灭，这就是你现在所遵循的佛陀真正的教导。 这就是他要我们修行的，这也就是整部大念珠经的要旨：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Adabi sampanjano sadima，你必须努力修行，以保持觉知，sadima 和时时彻知无常，sampanjano。要时时对身体感受的升起灭去清楚了知，并且培养平等心。 不管现在剩下多少时间，要好好加以利用。这是一个严格的课程。只是阅读经典，以及只是在理智的层面上了解经典，并不会让你获得解脱。虽然这两件事情都很有帮助，阅读经典并在理智的层面上加以了解，的确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哦，这是佛陀的意思。 而这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你得到了启发，你得到了信心，你得到了指引。所以要善用经典，善用晚上的开始来了解经典。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修行，修行日夜不断的修行。你唯一不能修行的时间是你。 熟睡的时候，除此之外，不分昼夜，日日夜夜都不能忘失，时时彻彻无常。三不怎样那人着的，三不怎样那人着的。当然，要达到一刻都不忘失、时时彻彻无常的这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但是，你必须尽可能去做。你的心一打妄想。 就已经把时时彻彻无常忘得干干净净。你要尽快的觉察到这一点，接着再回来观察感受。心又会打妄想，你又开始在胡思乱想，想象些什么，思考些什么？你再一次觉察到，我现在在做什么？啊？我得和感受在一起才对。你再一次把注意力拉回到感受上。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把感受忘得一干二净，然后突然警觉到：哦，我正在吃东西，我必须对感受保持觉知；我正在喝水，我必须对感受保持觉知；我正在走路，我正躺着，我正在做这个，我正在做那个。我时时刻刻都必须和感受在一起才对，要这样一直提醒自己。 就有的习性模式是不想去注意到这些感受，不想去观察这些较深层的实相的，这就是你旧有的习性模式，无名的习性模式。如今，你必须从无名当中解脱出来，你必须发展你的智慧、你的觉悟，而你的智慧和觉悟就是要不断的体验实相。 这些感受生灭生灭的实相，萨摩达雅巴呀，萨摩达雅巴呀，安利迦安利迦安利迦，从所有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从所有的无名当中解脱出来，从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好好的利用剩下的几天，你生命中美好的这几天。 好好的利用这里所有的设备，好好的利用这个这么好的方法，这么好的法，从你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愿你们都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 真的快乐，真正的快乐。一、三、四、